第九十三集，林和熙在咖啡店打烊的时候离开了。打车去机场的路上，他改签了回美国的航班。然后在机场里遇到了两年未见的方清宁方清宁看上去比两年前更加漂亮和耀眼。虽然还没有毕业，却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跑行程。游崇订婚的事，我也是听室友说的。没有问他突然消失出国的事。他看上去。 高兴又难过，我已经和夏承峰分手了。前段时间我问过了很多人，包括在娱乐圈里认识的前辈，除了女方的家世和背景，也没有打听到更多的消息。林和熙点点头，给了他自己的邮箱地址。嗯，我现在不用微信，有事可以发邮箱。方清明迟疑一瞬，还是问道。 如果你想找游虫，我微信上还有夏成风的好友。林和熙蓦地出声打断他：“关于游虫，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就不用告诉我了。”方清明没有再说话。回到美国以后，两人开始保持每个月一封邮件的来往，而游虫结婚的事是林和熙从方清明那里收到的第一封与游虫有关的邮件。邮件上。 只有尤崇要结婚的消息，却没有具体的时间。即便是这样，林和熙还是在失眠后的那个清晨，给上司发去了调价的申请书，买了回国的机票。虽然他心知肚明，回国原本就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尤崇结婚这件事，并不会因为他回国而发生改变。 他和游虫之间已经没有保持来往的人际圈，对方大概甚至都不会给他发婚礼请帖。从记忆里回到现实，他从机窗玻璃上发现邻座戴墨镜的那位女士在看自己。两人视线相对，林和熙回过头去，困惑的望向他。戴墨镜的女士主动和他搭话：“你是放假回国的留学生吗？”林和熙愣住。 随即摇了摇头，“啊，不是，我已经毕业了。”啊，你看起来还很小。女士的目光落在她左手那块看起来有些岁月的手表上，手表很好看，你自己买的吗？林和熙的视线也下意识的停留在自己的手表上，久久才回神。别人送的。女士点点头。 语气亲切的挪开话题。那回去有地方住吗？林和熙心中觉得古怪，却还是答道：“住酒店。”女士又问：“酒店订好了吗？”林和熙顿了片刻：“还没有。”女士打开手机的预订界面，神情有些抱歉：“我本来是计划带助理一起回国的，助理临时有点事走不开，我在酒店订了两间房。” 有一间不能退，太浪费了。你要不要去住呀？他微笑起来。啊，房费可以在前台问过以后再转给我。林和熙抬眸看他两秒，鬼使神差般的点了头。女士把酒店的名字告诉他。林和熙沉默下来，竟然觉得对方报出的酒店名字有点耳熟，却怎么都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里听到过。 从机场到酒店，再到拎着行李箱进酒店房间里，整个过程都进行的很顺利平常，没有任何突发意外，仿佛住在隔壁的那位女士真的就只是不想浪费，而林和西也的确就这么相信了。其实真要认真说起来，也不算是毫无意外。进入房间里以后，再次从桌上看见酒店的名字，林和西终于记起来，这家酒店。 是周轩家的产业，而他曾经来过这家酒店的宴会厅。林和熙心中顿时五味杂陈。虽然周轩不会平白无故来视察自家的酒店，尤虫是本地人，也不需要住酒店，但他还是把戴在左手上的手表取了下来，小心翼翼的收进行李箱里。松开手表的那一刻，他望向表盘里正常走动的指针。 竟然也说不上来。对于在酒店中偶遇油虫的微小概率，自己到底是在回避，还是在期待？入住酒店的当晚，林和熙因为遇到一点麻烦，两次亲自下楼去找了前台。麻烦不算什么大麻烦。早在第一次下楼的时候，酒店前台就曾嗓音温柔的提醒他，如果再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到前台，会有工作人员上楼去解决。 然而，第二次，林和街却还是选择了自己下楼。等待前台处理问题时，他就沉默的站在那里，满脸写着心不在焉。偶尔有或近或远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他都下意识的转头望去，再心如止水的回过头来。次数多起来以后，就连前台接待也有所察觉，忍不住询问他：“先生，您是在等什么人吗？” 林和西神色微僵，心底涌起被人看穿的轻微不适感，又很快镇定下来，朝对方摇摇头道：“我不等人。”那天晚上，与前台结束对话以后，林和西回到房间里，没有再下过楼。飞机上没有睡好，隔天林和西一觉睡到中午饭点。下楼到餐厅里吃过饭，他去附近的营业厅办理国内的电话卡。 进门的时候还想问工作人员，能不能拿回自己三年前的旧号码？得知号码规定时间内不缴费就会被回收，林和西就放弃了拿回旧号码的念头。整个业务办理的过程中，提及正在办理的这张电话卡，工作人员口中说的也是新号码。以为对方能够查到自己身份证名下的办卡记录，林和西也没有太过在意。 拿到新的电话卡以后，林和熙临时起意给自己的旧号码打了一通电话。手机里没有出现空号的提示音，却也长时间无人接听。大概是号码被回收以后又重新发放了出去。林和熙沿着街道往回走，接下来又打给在美国认识的中国朋友。那位朋友接起电话，听闻他回国的消息，十分高兴。 问清楚他在国内停留的时间以后，在电话里对他道：“我上周去临时有点事儿，过两天回来以后再叫你出来聚。”林和熙应了下来，挂掉电话以后，打消了出去闲逛的念头，顶着秋日午后的太阳，步伐慢悠悠的走回酒店里。踏入酒店大堂时，恰好赶上电梯门开，有人进入电梯里，林和熙远远喊了一声。 加快步子跑过去，顺利进入电梯内。余光扫见身旁那人从电梯按键上松开的指尖，下意识地张口道：“谢谢。”然后又听那人问：“Which floor？” 反应过来，对方说的是英文。林和熙惊讶抬头，在看清对方深邃高挺的西方人五官时，同样也用英文脱口而出道：“Number eighteen, thank you.” 西装革履、面容成熟的男人后退两步，笑了起来。Well, that's a pleasant surprise. We're at the same floor. 林和熙一回忆，他微微一笑，目光望向电梯上方跳动的楼层数字，不再开口说话。男人似是有意和他搭讪，又真心实意的夸赞道：“Your English is quite fluent.” 林和熙闻言转头，回答的话已经到嘴边，却没来得及说出来。 剧烈的震动过后，电梯毫无预兆地停了下来。轿厢内陡然灯灭，黑暗中只剩下红色的数字还有光亮。林和熙抬头一看，发现楼层显示电梯还在十五层，电梯门依旧是紧闭的状态。外国客人的音调骤然拔高：“Hey,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here？” 林和熙打开手机光，伸手按下楼梯里的紧急求助按钮。 然后退回相对安全的电梯角落，还算镇定的开口：“我是根大。”外国客人心情糟糕的骂了一句脏话，再也没了做其他事的心思。两人沉默的在黑暗中等待救援。